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四十四集。白灵鸾从正殿走出来后，特意放慢脚步。果然，过了没一会儿，身后就传来沉稳的脚步声。 白灵鸾回头都没有说话，眼睛就已经笑了起来。重玉，林崇玉被白灵鸾用这样的眼神望着，嘴里要说的话不由得放软了。你叫我出来，何事？白灵鸾对着林崇玉似乎有些拘束，她抿了下头发，说：“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只是担心你。” 听家主说，此行极其危险，不光有吞元兽，还有魔族、妖族浑水摸鱼。你的伤还没好，这就要去战场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白灵鸾面对林重玉拘谨，其实林重玉对着白灵鸾时，心里也觉得尴尬。在过往的一千年中，林重玉身为嫡子。 怎么会在意后院一个区区妾室呢？即便白灵鸾生了二弟，在林崇玉眼中，他也依然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玩意儿。林崇玉从来没有想过白灵鸾会是他的生母，所以晋升那天引来朱魔雷的时候，林崇玉第一反应是天雷弄错了。后来天雷落下。 白灵鸾奋不顾身地扑过来为他挡雷，林崇玉就算情感上没法相信，理智上也明白这是真的了。生死关头，本能反应骗不了人。白灵鸾一早就知道他才是他的亲子，难怪林崇玉这些年总觉得白灵鸾对他好像非常关注。他看着他时，眼神中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小心翼翼。 他原来还当是白灵鸾讨好嫡子，现在才明白，其实是因为血缘。无论怎么说，白灵鸾总是他的生母。或许对于别人来说，白灵鸾做了错事，但是对于林崇玉，白灵鸾却是个慈母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林崇玉都会站在白灵鸾这一边。林崇玉放软口气说：“没有关系。” 我身上的伤不重，何况父亲私下里给了我保命之物，就算真有万一，我也能扔法宝保命。白灵鸾听到一喜，家主另外给了你东西， <laughs> 我就知道家主最喜欢你，怎么会当真给你们两人一模一样的份礼？这些年我不再在外走动，对外面的动静不太了解，我。 实点不了你什么。这段时间，你多去找你的父亲说说话。你父亲见多识广，他肯定知道许多内幕消息。林崇玉点头，嗯，我明白。不需要白灵鸾说，林崇玉也会去找林显红。会哭的孩子有奶吃，他不去找林显红，还能指望大忙人林显红主动来和他说话吗？显然不可能。 五个指头都有长短，何况人心呢？大家族里哪有绝对的公平啊还不是谁受宠谁被偏爱，谁就能拿到更多资源。像林青霄那样冷淡疏远，拿了明面上的东西就不再活动的，才是傻子。白灵鸾又絮絮叨叨嘱咐了许多事情，林崇玉虽然不耐烦，但还是耐着性子听完了。 白灵鸾看着眼前已长得高大威猛的儿子，呼声感慨，似乎只是一眨眼，他就长这么高了。白灵鸾毕生最遗憾的事情，就是错过了林崇玉的成长。林崇玉学走路、学说话那段时间，白灵鸾还没有被接到中山，他依然是个不能见光的存在。他只能拿着林崇玉的小衣服，发疯了一样思念自己的孩子。 后来他好不容易能光明正大出现在人前，林崇玉却已经成了别人的儿子。他眼睁睁看着林崇玉叫别的女人为娘，看着林崇玉和素宜芳母子情深亲密无间，素宜芳抢走了他的师兄，抢走了他的名分，现在还要抢走他的儿子。白灵鸾心里怎么能不恨呢？ 他眼巴巴看着林崇玉窝在别的女人怀里撒娇，一转身就把所有的仇恨和暴力都发泄在林青霄身上。素一方高高在上如何？最纯净的苍龙和应龙后裔又如何？此刻，所谓一出生就引来天地异象的天纵之才，还不是任白灵鸾搓磨？白灵鸾对林青霄百般折磨，他没法伤到龙的身体。 那就用语言辱骂。等到第二天醒来，白灵鸾想到自己竟然这样对待一个孩子，内心又十分愧疚。她叫来林清霄嘘寒问暖，试图补偿他。可是等平静一段时间之后，白灵鸾听到林崇玉的消息，又忍不住将恨意倾泻在林清霄身上。如此反反复复，无穷无尽，时间长了。 林青霄变得越来越冷漠，对人际的信任也越来越淡薄。有时候白灵鸾也是会后悔的，但是这片刻的悔恨如火星一般，仅能存在一刹那。随着林青霄长大，白灵鸾看到林青霄得天独厚的天赋、一骑绝尘的修炼速度，那丁点悔恨就被潮水淹没了。林青霄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。 富贵天定，尊卑不可逆转。他，他的儿子，永远只是仙魔混血。中古大战虽然结束了，可是仙和魔的世仇却就此结下了。仙魔混血可以说是不被任何一界接受。灵气和魔气截然相反，所以仙族和魔族的修炼方法完全不同。 这就是为什么仙魔混血反而修炼资质会非常差的原因。如果说凡人的血脉是零，龙族的血脉是一百，那魔族就是负数。两个龙族结合是强强联合，正一百加正一百，后代普遍天赋不凡。就算和凡人生下孩子，靠龙族强悍的先天点数也能把后代属性拉回来。唯独和魔族，容易悲剧。 魔族血脉越纯净，仙魔混血后后代越低劣。这不光是污染仙族血脉，对于魔族来说，他们也没法接受好端端的魔脉被拉低。所以仙魔混血不容于世。不光是伦理问题，从后代传承的角度上来讲，也是被害的。白灵鸾就是如此，他一直很拼命的修炼，吃下不知道多少灵丹妙药，修为始终不得寸进。 后来怀上林重玉，他彻底放弃了修炼，转而一心为儿子筹谋。可惜，即便有了白灵鸾缓冲，林重玉还是被大大耽误了。他先天体弱，天资也比不上同父兄弟。小的时候，白灵鸾还不肯认输。后来，两个孩子越来越大，修为差距也越拉越远。白灵鸾终于接受了一个绝望的事实：这一辈子。 林崇玉在仙术上的成就都不会超过林清霄了。嫉妒，才是一切迫害的根源。如果林清霄资质愚钝，或者面貌丑陋，白灵鸾都会好受很多，未尝不能和林清霄不远不近、相安无事的处着。然而，偏偏林清霄如此完美，完美到让人心生仇恨。白灵鸾想到曾经的事情。 心中微微一沉，他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十分隐晦的提点：“等进入希尔米海后，各方混战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若是有机会，斩草除根也无不可。”林崇玉要小心谁？斩草除根又是为了谁？不言而喻。林崇玉听到后沉默了。 良久后，他微不可察地点头：“嗯，我明白。”白绫鸾想：“是林清宵不义在先的。林清宵在碧云秘境中断了林重玉一只手，等到了迷海，谁知道林清宵会不会在背后放冷箭？既然林清宵先不义，那就休要怪我狠心。” 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苏一芳那个恶妇生出来的儿子，想再救，本性也是黑的。天宫召集令到来后，连着几天都是中山的热议话题。不出一日，内外所有弟子都听说了天宫要召集弟子去希尔米海镇压凶兽。三日内，所有灵仙之上的弟子。 都可以报名。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，更何况在人才济济的中山，每一个机会都来之不易。即便吞炎兽出了名的难缠凶恶，还是有许多人报名。三天后，洛寒的令牌忽然亮起，他拿出来看，发现最终出战名单公布了。令牌是弟子的身份证明。 不光记录每个弟子的身份、年龄、修行进度、任务点，还是官方的信息平台。现在中山发布信息，所有令牌都亮起金色的光，一闪一闪，十分瞩目。莫名有种期末公布成绩的恐怖感，还是在全校面前公示。洛寒其实早就知道结果，但是此刻他也生起好奇。他打了个法诀，令牌里的公告。 突然化成一道金色的光，如剑气刻字一般，铮铮铮化成一百行名字。官方给出的说法是报名人数太多，按综合实力排序只选前一百人。当然，这是明面上的说法。事实上，从一开始出战名单就被内定了。排在最上面的赫然是林清霄紧随其后的是林重玉。 洛寒心里啧了一声，果然，就算这种人为操纵的榜单，林清霄依然能排到第一。他要是排到第二，幕后黑手都不好意思把自己的人放第一。洛寒怀着一种大学生期末回家问弟弟妹妹考试成绩的心情，兴冲冲的往下拉排名。洛寒本来是看个热闹，万万没想到，竟然在热闹里看到了自己的名字。他排在八十多名。 十分不起眼的混在一堆名字之中，看得出来，林显红为了让他不要被人注意到，很是费了一番心思。这一刀来的猝不及防，洛寒出奇悲愤。哎，我又不是中山编制，为什么要把我放在排名里啊？就算真的要排名，就不能让我的名次稍微好看一些吗？给我排倒数就算了，还给全校师生家长发短信广而告之，天道不要面子的嘛。 洛寒忍着羞耻感继续往下拉，他本来以为自己都不是灵仙，居然能跑到前一百就已经够魔幻了，没想到更魔幻的是，他在五六位之后看到了云梦涵。不必怀疑，必然是林重玉的手笔。男主为了和女主恢复感情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